课文二，在打电话。你在忙什么呢？刚才打你的手机，你也不接。对不起，我刚洗了个澡，没听见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问你公司里的一些事情。你先等一下，我去把电视关了。没关系，你先把电视节目看完吧，然后再给我回电话。生词。 洗澡节目。